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日本本土啊被杜立特尔呢给炸了一家伙，然后日本军部呢就决心要彻底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啊，所以山本五十六大将奉命带着他的全部家当两百艘军舰，浩浩荡荡就杀奔中途岛。 对于山本大将这位赌徒来说呀，这次可以讲是他人生的最大一次赌局。所以出发之前呢，他就跟部下面说：“啊，说如果这次能够顺利的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那么本官就会取得不世之功啊。”然后呢，他打算靠他这个个人的威望啊，迫使日本内阁赶紧停战，把美国人呢请回到谈判桌上来，然后好生相劝啊。 大哥，你看，大家都打的挺累的是吧？您呢，只要把这个亚洲的权益呢让给小弟我啊，咱大家还是哥们弟兄啊，以后咱俩继续愉快的玩耍啊，你看好不好？是吧？所以至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山本大将其实还是比较理智的啊，他能够清醒的认识到美国跟日本之间国力的这种差距啊，不像永野啊那种。 那种二百五是吧？什么半年灭了美国，这纯都是梦话啊！理智归理智，但是这场赌局能不能如山本所愿，能不能获胜，那可不光取决于小日本了，还得看看对面的大老美怎么准备应付啊！翻回头来，咱们再看美国这边啊，咱们说呢，打仗就是打将啊，人用对了了，仗怎么打呢？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啊。 中途岛海战成就了美国这边的几位名将啊，第一个就得说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拿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啊。你听这大猪肘子的名就能猜到，老哥是地道的德国移民的后代啊。而且呢，这个尼米兹家往上倒几百年都是条顿骑士团的人啊。他跟另一个这个美国陆军名将艾森豪威尔一样。 都是德裔，俩人呢都是出生在民风最为彪悍的德州啊，不是这个这个这个出扒鸡的那个德州啊，是火箭队在那儿的那个德克萨斯州啊。我们看那个西部片里那德州牛仔，一言不合就拔枪啊。这长大了，你想这帮人不上武都难。今天美国服役最多的一个型号的航母，就是用尼米兹的名字。 命名的啊，这个尼米兹级航母啊，一共现在造了十艘。第一艘呢是尼米兹号，七五年服役啊，最后一艘呢乔治布什号，零九年服役，至今无一艘退役，是吧？还是美国海军的中坚力量，是吧？所以可见这老哥呀，在这个美军中的历史地位啊。 当时那个珍珠港事件之后啊，尼米兹呢接替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来收拾烂摊子。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啊，美国在太平洋呢，呃，能用的航母一共是五艘啊。咱们上一期讲珊瑚海海战的时候，美国这边呢出动了列克星顿号和约克城号，结果呢列克星顿沉了啊，约克城虽然跑了，但是呢半死不活。 是吧？只能呢，这个慢慢的往回开。还有一艘萨拉托加号，远在南美，等他要开过来参战，这黄花菜都凉了。所以现在这个尼米兹能调动的呀，只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上一期节目咱们讲过。 小日本为了中途岛准备了六艘航母啊！就算只有四艘的南云中一的第一航空编队，也比美国所有航母都多啊！那你之前不是说这个第一航空编队有六艘航母吗？怎么变四艘了啊？哎，这就是之前珊瑚海海战的意义。日本的翔鹤号航母被重创，瑞鹤号飞机耗损严重，所以都缺席了中途岛战役。就算这样，尼米兹手下两艘航母。 也不够喂的啊，所以现在呢，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这艘躺在 ICU 里的这个约克城号身上啊。小日本估计啊，约克城就算不沉，怎么着得仨月出院是吧？这个美国这边估计呢，至少得治两周啊。但是尼米兹下了死命令，三天啊，三天必须修好啊，把一切保障力量都集中起来，我不挑，只要能动、能起降飞机就行。真得佩服美军的这种执行力。 在航母没到港之前，所有人员物料都在这个港口待命。航母到港之后，所有人日夜赶工，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连尼米兹都穿上工作服现场指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抢救这艘航母就是抢救自己国家的命运。奇迹发生了，仅仅两天半，基本恢复了正常。虽然没有完全康复，凑合用没问题。 约克城号一天也没休息，直接紧急开拔。这时候船上啊还有工人在维修作业呢。尼米兹就这么着，硬生生变戏法似的变出来一艘航母。这时候日美双方航母对比就是四比三了。但是美军航母啊，一般载机量是九十七架，日本呢是八十五架，再加上尼米兹给中途岛七拼八凑了百十来架陆基飞机。 这么一来，双方作战飞机数量基本持平了。但是美国人最大的优势啊，不在飞机，而在情报。早在一九二四年，美国海军就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专门负责破译日军通信密码，就干这么一件事儿。战争爆发之后，这办公室在珍珠港的分店很快就破译了日本海军用来通讯的 G N 二五密码里的大部分关键字儿。 而且能够通过监听通讯的流量来推测日本的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这珍珠港分店啊，经常听到日军提到 AF 这个代号，知道呢日军正在向塞班岛集结，准备开往 AF。显然。 这 A F 就是日本人下一个攻击目标，而且珍珠港分站的站长啊，罗彻福特少校断定 A F 就是中途岛。但是呢，哎呀，俗话说得好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呃，美国人呢也免不了这一套。啊珍珠港情报站的直属上司，就是在华盛顿的直属上司，一直不爽这个珍珠港分站很久了。啊，这罗彻福特呀，经常越级上访，把情报直接交给尼米兹，而不是呢先跟他汇报。 所以列德文呢就认为，AF 指的是斐济和萨摩亚这几个南太平洋的岛。当时美国海军总司令啊，就是金上将，欧尼斯特金上将支持他的看法啊，认为日本人之前一直是集中在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所以下一个目标是斐济。这个推测合情合理。这时候，这个珍珠港站的这罗切福特少校就想出了让人拍案叫绝的一招，什么呢？ 哎，炸小鬼子一下啊！当时中途岛呢，跟夏威夷的这个通信呢是走海底电缆的，日本人没法监听啊。两边就用电话通了个气儿，让中途岛那边啊发个明码电报，说这个中途岛啊缺淡水。然后呢，我们再用明码电报啊回复你一下啊，你得配合啊。所以五月十九号这天，两边的这个戏精呢就把这出戏啊演了一下啊。五月二十一号，珍珠港和墨尔本的情报站。 同时截获日军信息称，AF 缺乏淡水啊，这样来就完全确认了 AF 就是中途岛。而且这罗切福特非常厉害啊，通过交叉对比破译的情报，确认日本翔鹤、瑞鹤两艘航母已经回国，只有四艘航母进攻中途岛。到了五月二十六号上午，珍珠港情报站甚至破译出日本机动部队进攻中途岛的时间。 是六月三号，所以之后美国人几乎掌握了山本五十六所有进攻计划，包括舰队的规模、排兵布阵、补给情况啊。所以中途岛战役还没打，日美这两边啊就相当于一个睁眼瞎跟一个正常人打，是吧？这仗要能打好了才见鬼呢啊！其实山本呐，在日本潜艇被美国人击沉的时候，就有想到了。 有可能会泄露密码，五月初他就建议全军把密码都换一遍啊！但是这么庞大的工程哪能说干就干是吧？日本军队这效率大家也都懂是吧？所以这事儿拖到舰队出发了还没落实。可以说啊，二战的时候不光日本，整个轴心国一方在情报战这个特殊的战场输的连裤衩都不剩那 德国那边也差不多啊，这王先生别说玉先生是吧？咱以后呢还会讲到。现在美国这边情报有了，能凑的航母凑上了，凑不上的呢也没指望了啊，该点将出征了啊。在尼米兹心里，他最中意的舰队指挥官就是外号“蛮牛”的哈尔西啊，在美军中呢称得上是猛将的。 路上有巴顿啊，海上就是哈尔西哈老爷子，啊，都是李云龙那种啊，满嘴脏话，打起仗来不要命。在这个珍珠港被小日本偷袭的时候，哈尔西就发誓说，跟日本这一仗打完了，你要想听日语，只能到地狱里听去啊！但是。 不巧啊，人生如戏呀，是吧？这个哈尔西这一辈子最头疼的不是敌人，是牛皮癣啊！估计这段时间太折腾啊，牛皮癣严重到必须住院治疗，而且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它不好好。那你看冯小刚是吧？那那那个不好好是吧？所以原来咱中医是吧，包治百病，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就是这道理是吧？老哈住院了啊，老哈住院了，哭的心都有，没办法。 是吧？不能等您出院，小日本又又又说：“你说你给小日本给拍张假条的，我这我这住院了，你你过会儿再打，那不可能是吧？仗总得有人打，所以哈尔西推荐了日后有美国海军第一智将之称的斯普鲁恩斯少将，是吧？” 斯普鲁恩斯也是德国血统，以冷静著称。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认为斯普鲁恩斯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巡洋舰队指挥官啊，质疑是吧？怎么能让他指挥航母呢？啊！但是哈尔西力挺斯普鲁恩斯啊，还把自己的首席幕僚勃朗宁。 借给斯普鲁恩斯用啊，再加上尼米兹一向也是用人不疑，于是呢，斯普鲁恩斯就成了第十六特混舰队指挥官，指挥企业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啊，还有这个六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这是美国人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底儿，也是最能打的部队，是吧？这个珊瑚海献丑的那位这个弗莱彻少将也没闲着，负责指挥中途岛海域整体作战。 考虑到日军航母有可能是分开行动，尼米兹让弗莱彻指挥这个由正在赶来的约克城号航母组成的第十七特混编队支援斯普鲁恩斯。五月二十八号，斯普鲁恩斯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从珍珠港出发。六月三号，中途岛东北方向这个两支舰队啊，十六、十七特混编队汇合了啊。开战前呢，这个那个尼米兹啊，特别跟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强调。 啊，说咱们一定要用消耗战策略，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交战。一旦我们出师不利，有失败的迹象，舰队应该立即撤退，那避免损失更多的航母。中途岛不要就不要了，千万不能把老本都赔进去。美军这边是准备就绪了，严阵以待。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啊，也一天一天接近中途岛。 一路之上啊，舰队都是在恶劣的天气中行进啊。路上偷袭珍珠港的这个航空指挥官是吧？渊田美金雄中佐啊，在途中啊突发阑尾炎，而这个山本的智囊原田实中佐呢得了急性肺炎啊，俩人都倒下了啊。所以这趟旅程，山本五十六本来心情就非常忐忑，就更加觉得冥冥之中天意不怎么顺。 而且更不顺的是，是吧？山本五十六想尽各种办法，也没有侦查到美军航母，甚至他都开始怀疑，美国航母难道是去救这个阿留申群岛了？其其实啊，此时美军的两个特混舰队都埋伏在中途岛周围，就等着日本人来钻大网，都布好了吧 有美军飞行员在日记当中是这么写的：“日本人正在接近啊，希望我们能好好的教训他们。大家都想当英雄，我们一定有这个机会。用不了多久，这位飞行员的机会啊，可就来了。”这个内容呢，咱们下一讲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